第四十二集，我再拉个人过来。周轩果然成功的被转移注意力，拿出手机翻找联系人列表。尤崇摁下他的手机，不用找了。周轩慢半拍的反应过来，什么？尤崇道：“不用找了，我这里有。”周轩问：“啊，谁啊？”尤崇抬起眼眸，漫不经心的吐出三个字来。 林河西。骤然愣住，周轩满脸震惊的看向他，尤崇面不改色，任由他打量。他稍稍定神，张口就是嘲讽的语气：“你想叫他去？哈，没准他周末还要忙着和那些女朋友轮流约会呢，没时间去呢。”话音未落，头顶骤然响起一道熟悉的嗓音：“怎么会没时间去？我当然有时间啊！” 众人齐齐抬眸朝声音的源头望过去，林和熙双手摁在自己那边的沙发顶上，探头笑眯眯的看向尤崇，口吻愉悦而轻快。再说了，如果是尤崇要约我，就算没有时间，我也一定会空出时间来。你说是不是啊？笑意漫过瞳孔，他略带狡黠的朝尤崇眨了眨眼睛，尤崇面色微顿。 视线不着痕迹的掠过他那双带笑的黝黑眼眸，在收回目光时，脑中竟然不受控制的浮现出林和熙那张因为眨眼愈发显现出五官生动而好看的脸来。这一刻里，他不得不在心底承认，林和熙身上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鲜活和漂亮的生气，当然，也仅仅是这一刻而已。 很快收回心中发散的思绪，尤虫拧眉不快的瞥向他：“什么时候变成是我一个人约你？林和熙，你不要得寸进尺。”“好好。”林和熙丝毫不恼的附和，明亮的眼眸微微弯起来，心无旁骛的望向他：“不是你约我，是你和你的朋友约我，这样可以了吧？”尤虫果然没有再说什么。 两人说话的时间里，方清宁始终安安静静地坐在对面沙发里看他。从他这个角度望过去，只能看到林和熙露出的侧脸，以及对方唇角轻轻勾出的弧度。他的目光里逐渐染上困惑。林和熙看油虫的眼神，让他觉得陌生而熟悉。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油虫，却也是很多年以后。 当他不经意间回想起尤虫这个人，记忆里最深刻难忘的画面，而他也是很久以后才明白过来，当时的那一半陌生是源于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林和熙，剩下的那一半熟悉，则是因为林和熙看尤虫的眼神，让他想起了曾经在照片里见到过的自己看夏成风的眼神。 天气预报上显示，下周所有临海城市都将有来自海洋的台风登陆，而整座城市的夏季也将会在一周以后迎来结束，然后进入迟来的秋季。大家都想在夏天结束以前再去一次海边，所以才有了杨卷上网查看酒店的事。得知那盘香菜牛肉是林和熙故意点的。 直到他们出发去海边的那天，周轩也没有给林和熙任何好脸色看。林和熙倒是毫不在意，甚至笑容不变的道：“哼，只许你背地里说我坏话，还不许我反击吗？”周轩面含怒色，却碍于游虫在场，不好再说什么。 猜想游虫心血来潮叫上林和西一起去海边，单纯是为了感谢林和西上次在酒吧帮忙的事。周轩虽然觉得不情不愿，却也承认游虫的做法是在情理之中。他也不好开口感人，只能极力去忽视林和西的存在。六个人里，只有周轩和游虫开车，周轩负责捎上同宿舍的杨卷和赵度 剩下林和熙和林童搭油虫的车，所有人中只有林童未到。五人站在校门外等他，好在没有等上太久，林童就背着书包赶到集合地点。等在原地的五人转身上车。早晨和油虫从校外过来，林和熙就是直接坐的副驾驶。此时也没有想太多，只下意识的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弯腰坐入车内。 关上车门，不过两秒时间，身侧的门再度被人打开。林童站在车外，微微弯下腰，已经做出要迈腿跨入车内的姿势，却骤然瞥见副驾驶上坐了其他人。两人不约而同的抬头，目光极为短暂的撞在一起。林童面容僵住，下意识的伸手揉了揉眼睛。车内的人仍旧还没有消失，后知后觉的意识到了什么。 林童咬牙道：“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林和熙神情自若地打量他，只觉得许多天未见林童，他还是一点都没变。“我怎么会在这里？”林和熙语气微妙地反问，转而想起林童私下里警告他远离油虫的那些话，歪过身体靠向驾驶座里的油虫。 甚至抬手抱住对方搭在方向盘上的那条手臂，当然是你的油虫哥哥叫我来的。林童勃然大怒，伸手去拽林和熙的衣服：“你给我下来！谁允许你坐副驾了？”松开油虫的手臂，坐直身体，林和熙轻扣住他乱动的手腕，语速缓而清晰的道：“当然是你的油虫哥哥。” 不过是一个副驾驶，林和熙并不介意让给他这个便宜弟弟来做，只是林童却始终学不会跟他好好说话，林和熙又临时改变主意，不太想将副驾驶让出去了。他转头望向油虫，眼中含有毫不掩饰的期待，尾音有几分微妙的上扬。你说是不是啊，油虫哥哥？油虫不紧不慢的瞥他一眼，没有说话。 林和熙缓缓抿紧嘴唇，黝黑润亮的眼眸一瞬不瞬的盯着他看，神色微不可见的顿了顿，尤崇抬眸越过他，径直看向被林和熙扣住手腕的林童。林童，你坐后面去。林童霎时露出不可置信的目光来。从大学城开车到海边，大约两个小时的车程。 他们先去预定的酒店登记入住，下午再去海边游泳。酒店分为公寓区和别墅区，杨卷在网上买的是别墅区的六人团购价。他们把车停在停车场，然后搭酒店的接驳车去往别墅区。两层高的别墅不算大，只有四间卧室，每间卧室的大床都睡下两人，主卧的床更是大到能睡下三个成年男人。 浴室一共有三间，其中两间分别设在楼上和楼下的公共区域，剩下那间被独立分隔在主卧里。六人待在楼下客厅里分房间，仿佛廖定林和席欢赖着要和尤虫睡，林童憋着满肚子气刮他一眼，主动向其他人提议：“为了公平起见，我们抽签吧。”杨卷和赵度不约而同的看向尤虫与周轩两人。 尤崇和周轩的家世背景，他们皆是心知肚明。假如两人不习惯和别人睡，要求单独住，他们也不会有任何异议。然而尤崇神色如常，并未提出单独睡的要求。周轩不动声色的看他一眼，也就跟着熄了提要求的念头。刚进大学的第一年，也不是没和尤虫住过四人宿舍，此时确实也没有必要再让旁人迁就他们。 更何况，眼下在这里的人，除了林和西以外，都是关系不错的朋友或弟弟。想到林和西，他又有点不悦。林统在客厅里撕纸揉成团作签，抽到相同数字的两人睡一间房。他面上是抑制不住的欢喜，认为游虫终于可以摆脱林和西，却没有想到抽签的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